第二段会联名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结束的时候，路加就记载说：“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上帝，说：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又说：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，他这事的风声。” 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应该是这样子，因为耶稣的确行了一个很伟大的神迹，他叫死人复活。耶稣只对那死人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结果那死人就坐起，并且说话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过，上帝的道是多么有能力的。 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个事实：耶稣的话那天使那死人复活了。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，也让我们想到，对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来说，我们自己的肉体去世之后，有一天耶稣会照样叫他复活，这样我们就身体灵魂一起永远在天堂与主同在。 也是在约翰福音，就这样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”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时候压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，所以我们是结果子的枝子。我们的确是行善的人。 因此，我们会复活得永远身体和灵魂的生命，这也都是耶稣大能的话所行的神迹。耶稣的话，两千年前所行的神迹，叫那死人复活，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。但是，这个神迹真的是那么特别的呢？那么的帮助那少年人和他寡妇母亲吗？ 在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里面，我们就看到先知以利亚一样叫死人复活。圣经旧约和新约都记载其他的人也叫死人复活，他们当然用上帝的能力，但是也是死人就复活了。可以说，耶稣那天行那个神迹，其实是没有那么独特的。 另外，你如果今天坐飞机到以色列那边，到了那个城市拿因，你会不会找到那少年人跟他的寡妇母亲吗？当然不会，他们之后两个都还是死了。耶稣当天的确是怜悯了他们，这很好。但是可以说，耶稣那样做只有延长一点他们在世界上的日子。 他们的肉体有一天还是死了。两千年前那天，因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。耶稣另外也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，包括叫其他两个人从死里复活。但是这些绝对不是耶稣在世界上最重要所做的。他最重要所做的是什么呢？ 就是我们在对面刚刚所看到，在约翰福音十九章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第三天复活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，所有的人会身体和灵魂永远在地狱里面灭亡，只有耶稣那样死复活，有永远的果效。那些耶稣行了肉体医治的神迹。 只是短暂的而已。当时很少人了解这一点，但是我们今天的人，因为有圣经，并且因为我们有圣灵，我们都知道这个，但是我们太容易忘记这个。比如前几天，我又听到一次一位应该了解的基督徒，就告诉我说，身体还是最重要的。 这不对，这完全错误的。身体哪里是最重要的呢？你无论身体多么好，你无论身体活着多么久，总有一天你身体还是会过世，这是肯定的。并且你去世的时候，如果你那时候不是在记录里的话，你身体和灵魂就会永远灭亡，永远沉沦。 你如果真的要关心你身体，你身体永恒的情况的话，你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好好的关心你的灵魂，因为人去世的时候，只有那些灵魂健康的人、灵魂活着的人，才会有永远活着的身体和灵魂在天堂里面。我们基督徒应该都知道这个事实：我们身体不是最重要的。 我们的灵魂才是，但是我们的行为常常否认这个真理，因为我们身体的缘故，我们礼拜天早上睡晚一点啊，我身体好累啊，因此来到教会的时候就迟到了，或者根本不来。因为我们身体的缘故，或因为我们孩子身体的缘故，我们礼拜天早上就是没有来教会，反而去参加运动比赛。 因为我们身体的缘故，我们在家里睡觉前要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想，哇，我太累啊，今天不看，一定要睡觉。也是在路加福音两章之后，就是在第九章，他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耶稣的意思也可以包括说，人若赚得最健康的身体。 却最后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灵魂和身体都包括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犯了这个罪，我们太注重我们的身体，并太忽略我们的灵魂，这好危险。我们必须悔改，必须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这个罪，求他赦免我们，并求他帮助我们改善。 我们这时候的人跟两千年前耶稣那时候的人一样，太注重身体，啊，认为身体还是最重要的。我给一个例子：耶稣给五千男生（这不包括女生跟孩子），耶稣给他们吃饱面包和鱼的时候，他们就试着强迫耶稣当他们世上的王。他们想：哇，这个人可以每天给我们肚子吃饱，这么好。 他们太注重他们的身体，他们不晓得这位上帝的儿子可以给他们更好、永远的生命。他们只想到他们的肚子，他们的罪太明显了。但是耶稣还是爱他们，并且就是因为耶稣爱他们，他绝对不让他们强迫他做他们的王，他绝对不要很周到的、神经性的。 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，耶稣要给他们更好的，他要为他们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他这样做就赚得了他们永远的生命、灵魂和身体永恒的生命。耶稣的智慧远超过他们的愚拙，耶稣的爱也远超过他们的罪。那么，耶稣的爱也超过你我的罪。 虽然我们常常太注重我们的身体，但是耶稣还是给我们我们最需要的。耶稣根本不注不注重他自己的身体，他就是把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献上。他也把他的身体和宝血在圣餐里面白白的赐给我们。因耶稣这样赐给我们他的身体。 我们太注重我们自己身体的罪，就蒙了赦免，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也都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耶稣如何把这些祝福赐给我们呢？他就是用他大能的话。两千年前，耶稣对那寡妇已经去世的儿子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儿子这样就复活了。圣经的教导。 很清楚，我们每一个人虽然肉体有生命，但是我们灵魂本来是死的。以弗所书说：“你们本来死在过犯之中，过呃过犯罪恶之中。”但是下一句就说：“上帝叫你们活过来。”他如何做呢？他就用他的话，他的道。比如雅各书说。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上帝的道给我们灵魂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灵魂有生命，现在我们的肉体和灵魂都有永恒的生命，上帝的道也会继续兼顾我们，会建立我们，会保持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里面。 也会帮助我们注重灵魂的事，超过属肉体的事。有一天，我们的肉体会去世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但是等到上帝所预定的时候到了，耶稣会用他的话使我们的身体复活，这样身体和灵魂永远与他同在。感谢主的恩典。 也感谢给我们他大能的道，阿门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阿门。